佢作弊当所有人傻仔，自把自为，过晒火位，系乜嘢体制造就呢个邪恶班底？自满就俾人当替罪，声声俾班小人摄晒上位。

what the fuck！我哋呢度讲原则，屌你嗰阵咪谂口黑变黑，我哋好有意见，你又唔听人劝，要我收口就一定唔捻得，what the fuck！